午夜会高峰，煮酒论英雄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 Jeffrey。嗱，即系港产片拍完十年，你唔使惊冇题材。 现 <laughs> 成有呢单小草奇案，嗯，一定可以拍到戏，系啊，呢个恐怖，但系唔知系高手拍低手去，好恐怖同埋好愚蠢嘅凶案，嗯，但喺里边系可以拍到咧人性嘅深层，嗯嗯，睇下边个咧系会尝试啦，都讲翻啦，即系学英文啦， <laughs> 好啊，啊头先讲到边处啊？ 头先你讲到话 e 同埋 e 嘅分别啊，系啊系，吓咁其实同阿阿才子讲得啱嘅，因为好多人咧即系讲个 e 字咧，讲个衣服个 e，嗯，但系其实叫「e，咁你其实听你听好难听得到，但系你见个口型咧，你讲衣服个 e 咧个口型系擘开嘅，系，你讲个 e 咧个口型就唔擘大，咁有啲人话诶英文字母冇乜所谓啦，读啱读错，但系其实唔系，英文字母系好有所谓，因为如果读错咗个 e 字嘅话咧，嗱举个例，十一，十一嘅英文咧好多香港人读咩咧？ 二 s e v 分二 s e 系啦，一二三四个二茄咧啡个咧，系啊，分化落个分，咁根本上读紧中文嘅，其实正确读法系咩咧？系 eleven。 系咪啊？咁你佢唔会读二嘅，喺度，啊咁嘅音嘅，系系系。所以你就你个 E 字你搞得错咗嘅话咧，咁你就成件事咧冧晒啊！系啦，变冧啊！容易你咪讲 e 咯，好似 e a 食药个 e 咯，但系系 easy 咁啊！系咁系唔同噶嘛！系啊，系啊，所以头先系你讲但系你呢啲咁诶诶揞得咁正嘅口音，呢个旺角讲啊，即系俾人打 <laughs> 旺去呢个兰桂坊讲都俾人打诶。 卅年卅年前唔会，而家会，因为成个香港嘅水准冧紧。 <laughs> O K，系嘛，系紧，系啊，所以咧，即系要见人讲人话，见。因为嗰阵时点解咧？嗰阵时读男校啊嘛，咁你知男校就识女仔要去女校噶啦，咁你知女校嗰啲啊，全部啲。 有咩 DGS 啊？啊，Mary North a m a r y 啊？哇！啲英文咁猛噶，系啊！啲英文渣小試都咁猛啊！系啦，你如果二 level 嘅話咧，就真係人哋睬你都傻。 <laughs> 個靚女嘅秒你啊！即刻嚇，唔需要再講落去。係啊。 但啲娜沙仔嗰陣時係咪 e 咧瞓到咧唔知？誒其實咧我就覺得誒一半一半啦。娜沙仔去誒識下嗰啲誒 DGS，娜沙配 m a r i n o w 嘅，Mary l a d b s 就配 DGS 嘅。哦，係係係啊。m a r i n o 都好串嘅 m a r i n o 好串，白雪公主嚟嘅，係啊，係嘛？而家娜沙仔就要玩。 香城浪子王日华嘅啫， <laughs> 要好搭好史提夫麦昆 feel 咁先至，要另路啊吓，唔斗英文就口音就唔使啦， <laughs> 啊收得皮啊都。同埋亚沙系沙尘噶嘛出名，系系沙尘你要型要够 man，嗯，就唔系话去够诶斗英文刘家杰。 旧 gentleman 系刘家杰就 D B S D B S 就书生啲嘅书生啲嗰只好啲，嗰只直升呢个 Princeton 同埋诶 M I T 噶嘛。嗯嗯嗯，娜莎就 so and so，我唔知啊， <laughs> 系系嘛。啊，讲翻呢个点样识女仔去学好啲咩英边方面嘅英文有用咧？诶，其实都系天冇 <laughs> 咁讲，天下文章都系一一大抄嘅啫。即系我觉得写嗱以前就兴写情信系。 系嘛？系咁你写落情信，写落文，写落一张纸度嘅英文咧，同你讲出嚟嗰啲又唔同。即系如果你口讲，我面对面阿陶杰啊，中意你。咁我我我写嗰啲嘢冇法用口讲出嚟。即系譬如话嗯啊啊，It might sound silly to talk about love at first sight，but that'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hen I first look at you。呢个你写出嚟 OK，你讲出嚟哇，文得滞，系啦，文得滞，文得滞。 系啦，所以如果你讲出嚟，即系我觉得系嗰个诶，点讲咧？面对面就其实唔系讲英文咁简单，系讲个自信咯。吓，你有自信嘅话，你嗰个眼神啊，呢个令我谂起诶，啱啱过咗身个 David Bowie。啊，David Bowie。呢个咧，David Bowie 喺年轻嗰阵时，三四十嗰阵时都非常之俊朗。嗯。咁咧，佢诶双性嘅。 <laughs> 咁咧，佢走去，佢啲人咧系 anytime 都去 pick up 到女仔。 嗯啊，嗯，但佢系点咧？即系好嘢，佢咧系埋喺一个酒吧度入到去啊，佢见到对面有一个靓女坐喺度，嗯，佢会行埋去咧，系眉鞠个躬。嗯，然后咧就点讲咧？佢话 My name is David Bowie，May I buy you a drink？嗯，嗱，喂，你入到嚟系人都知道系 David Bowie 啊，嗯。 个女仔见到你应该心已经喺个口度跳出嚟， <laughs> 但佢估唔到咧，David Bowie 卖嚟，系向系假设呢个女仔唔识我系边个，嗱呢种 humble 啊，系啊呢种，即系呢种 modesty 啊，就唔系啊嗰啲攞起个电话叫我做乜乜特首嗰种 <laughs> 即系呢会令女性极之反感。但系 David Bowie 入到去，我明知道成个班都知我天王巨星，但系我想。 你上面嗯吓，我我可唔可以买杯酒送俾你？然后我当你唔识我。嗯。 因为咧，我假设咧，我唔系咁重要喺你眼中，吓，所以咧，我当系一个普通男仔自我介绍，嗯，系咪？Excuse me，即系呢个呢个行为一种哇，好高高超嘅伎俩嚟嘅，真咁啊得噶，唔使受宠若惊，唔使英文识好多冇 cap 噶，嗯，系咪？佢 Excuse me，My name is David Bowie。嗯，May I buy you drink？嗯，哇，个女仔咪好特别冧咯，即系呢啲就叫心理。 心理战系去到咁，系啊，所以当然呢啲系 David Bowie 專用啊，即系其实学你学诶英文去识女仔咧，唔系话净系去识舞剧或者咩，当然嗰个英文个组织啊，都好重要。但系其实最重要系识得一种尊重人，同埋咧好浪漫嘅，识得浪漫，嗯嗯，识得浪漫先你要个人系，然后先至咧学到咧冧到女仔嘅英文，嗯啱。 系嘛？但即系个思维咯，同埋成个 presentation 咯。其成个就系个 thinking，系啊。后边就系你点会估得到 David Bowie 买到系会自我介绍，因为佢假设你唔识佢，啊，嗯，系咪好体贴？系啊，系咪？ 咁如果系真系摆喺对方嘅人嚟到，对方嘅位置逆地而处啊嘛。嗯，呢啲就叫失途啊。系啊，系嘛，失途。嗱，失途呢个字都好多人唔读错，失途系失咗个 B 音啊嘛。系嘛，系啊，失你一拳嘅失，系啊，失你一镬嘅失。嗰个 B 系永远唔可以吓 silent 嘅吓，唔可以咧读埋出嚟嘅。唔好讲呢个咁深嘅字啊，你讲个爬树。 系咪啊？Climbing，好多人读 climbing 嘅，系啊，系，系嘛？咁嗰个 B 都系唔读嘅，climbing 啊嘛，系啊，唔读嘅，系 social climbing，向上爬，系啊，向上爬，系啊。He is quite a social climber，嗯，向上爬，系啊。即系譬如英文咧，就其实咧仲系有好好多佢中意加嗰个 er，系咪？譬如话，I'm a quiet sleeper，系系，即系我夜晚瞓觉系唔会打鼻鼾，系。 I'm a quiet sleeper？嗯嗯，sleeper eater，嗯系咪 drinker？或者啲佢好中意一个动词后边好似 driver 咁加个 e r 变咗个名词系嘛？即系，I'm I'm a quiet sleeper。嗯，即系话 I don't snore 系 at night 系啊。咁其其实系系一种咁样嘅诶，或者话或啊诶点讲啊？诶诶，唔系我早上个礼拜就。 做一個明書台嘅英文訪談。哦，OK。咁咧，我話我話我唔我睇一套香港電影呢套，我覺得太悲觀，嗯嗯，我覺得佢唔夠反抗嘅意思，嗯，嘛，嗯。咁我就話 I'm I'm the s o r t of Quentin Tarantino person， <laughs> 啊，即系話咧，我係中，我唔係塔伦天奴嘅影迷都好，但系我係中意嗰類型嘅暴力。 系，同埋有 passion，火爆嘅戏，嗯，即系呢啲英文咧，就好过你话 I'm a fan，嗯，of Quentin Tarantino，即系中文英文都咁都咁洒家噶，唔系耍家，即系啲你要累，你要留意英文嗰种变化，嗯，卅年前冇人咁讲嘅，嗯，三十年前你话啊，I'm I'm a great fan of。 誒 Quentin Tarantino 而家變咗懶咗嚇，I'm a Quentin Tarantino person。係啊，係嘛？ <laughs> 即係譬如好好簡單，你頭先咁講呢個依個依個句子嘅 structure，即係譬如有啲男仔最中意問㗎，喂你睇女仔最中意睇咩部分啊咁樣？咁如果你話啊最中意睇腳嘅，I'm I'm a l i c k person。係啊係啊，冇錯啦。 啱啦，系啦，即系你话 I like licks 咁样，即系呢个就得好怪嘅咁样。I'm a lick person，I'm a lick person，系啦，你又唔可以话哦，I have an obsession with licks，咁你就变态啦。系，I'm a sort of like c person，系啦，咁咪就系轻快咯，系啊，系啊，即系其实话哦，诶，有一种即系恋腿癖咁样样，系，但无害。 又系好即系讲出嚟冇乜道德包袱啊！即系只不过特别欣赏，即系呢啲系一啲快乐嘅英语。系啊系，即系讲英文讲得地道，你嘅人会开朗同快乐。嗯，成个人轻松咗，唔会好沉重啊。我成日觉得讲中文会用华文咧，或者用中文嘅人咧，系活喺当世啊，系会令到好多有好多莫名嘅承担。吓，但好多人接受唔到，即系譬如 I'm a late person，好多人觉得。 唔係 person 前面咧要用個 adjective 嘅，嚇 like 唔係 adjective 嚟嘅，錯嘅 grammar，即係有啲人諗嘢係咁樣。我哋而家睇到好多呢啲叫做 grammar 嘅 fundamentalist，嗯，即係原教旨嘅文法，文法原教旨主義者， <laughs> 因為佢哋讀英文係三四十年前嗰啲。 神父啊，系系嘛，即系嗰啲读嗰啲 Oxford Grammar，佢都嗰阵时开始，系系系啊，即系太过 stubborn。咪佢哋睇新嘅小说睇得少啊，嗯啊，包括嗰啲 Hunger Game 啊，嗰啲你睇下嗰啲英文啊，Hunger Game 已经同 Agatha Christie 阵时嗰啲侦探小说系两回事，虽然大家都系用简易嘅英文嚟写。哇，你真系睇好多书，你少少啦，即系咁多时间咧，系嘛？我平时就。 嗰啲时间我就，同全部小说嚟嘅，你讲紧嗰啲系。我几样我唔做啦，从来都系唱 K 啦，系嘛，打机啊，吓， <laughs> 所以解释到点解你咁多时间啊？系嘛，我唔系好 Chinese 喺呢方面， <laughs> I'm sorry，我唔中意唱 K，诶，我识打麻雀，我唔打麻雀， <laughs> 我唔，我唔唱 K，我又唔沉迷打机，嗯啊。 I'm not very Chinese。 <laughs> 咁呢个系嘅，好嘅，即系睇书系一个好听外国人嘅习惯嚟嘅。听住啊，特区政府下届你 review 嗰时又可以话光明顶有主持人话佢自己唔系中国人。今日系几多号啊？四月几多号？ <laughs> Put it on the record，十四号系系嘛？Yes，Put it on the record。y e s 好啦，咁讲翻第二样，讲 <laughs> 翻第二样，我讲 <laughs> 即系头先你讲紧诶，譬如英文嗰啲诶诶读音啦，系咪啊？英文读音其实诶，好多人咧有啲读音咧，以为自己啊炉火纯青读得啱啦，但系其实如果要再真系模仿外国人多啲咧，个轻重音系系好紧要嘅，即系譬如好简单纸巾，好多人即系老人家老一辈嗰啲咧，虾人读咯，系啊，一老人家就咩？Tisu s 俾张 Tisu，s 我呢个最低级啦， <laughs> 好少少就咩咧？Tisu s。 俾张 tissue 我嗱，tissue 都好啲，但系唔啱。去到好少少啦，再好少少系 tissue，俾张 tissue 我嗱，呢个其实都好听嘅，但系错，第一个音冇错啦。你话 t 咁样咧就好难听嘅，其实就唔系 tissue，系 tissue，系，you have some tissue，系。咁呢个就系个轻同个重咯，即系譬如 s c i s s r s 咁，你如果听紧《海沙大地》嘅 Caesar 系咪啊？但系其实系 Caesar 先系交战啊嘛。咁你即系你变咗你分唔到 Caesar 同埋 Caesar 嘅话咧，你冇办法啊。呢啲系啦，即系呢个唔系叫枉过正啊。呢个系你令到人哋明白你讲咩先得噶嘛？系咪啊，大哥啊？即系外国人听到 Caesar，你讲紧咩咧？Caesar 咪明咯吓。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即系有时唔系想吹毛求疵，但系诶，Jeffrey，你话你十八岁去外国，但系你个口音好 OK 喎。系啊，个原因系其实有。 下过好多副工啊，因为头先同你讲，你系咪即系要录音而自己听翻？你揾个人去 c o 其实我嗰阵时就系睇诶戏，咁我睇戏咧，人哋睇诶两个钟啦，我睇五分钟，我嗰五分钟咧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睇。b r a b r e a t t h 讲咗句我我当话啊 I love you 咁啦，嗱点解我讲 I love you 嘅？点解 b r e a t p i t t h 讲 I love you 嘅？我就猛咁学学学学，即系。 首先有 intonation，intonation exactly，系啊，个 intonation 好紧要。咁然之后学埋个口音，咁就慢慢即系当个 motivation 系即系 driven by 个动力嘅 driven by 啊，想识女仔啊，女校啊，即系嗰啲咁嘅嘢啦。咁但系学下学下就系 <laughs> 啦，就变咗自己个兴趣咯，可以咁讲。系啊，吓即系搣甩呢个港式口音技出嚟。系啊，系尽量吓。咁啊呢啲最重要就系严谨同埋认真。 系啊，即系要做好一件事，唔系话净学英文，学任何嘢都系，嗯，除非唔好学，嗯，一定要认真，系啊，即系好 focus on 嗰样嘢，先至先至做。好啦，一阵翻嚟再讲。多少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 Jeffrey。 咁啊！今晚同阿青年才俊阿 Jeffy，r e 大家研究下点样学英文。嗯，即系你呢种教法咧，以前诶刘家杰老师咧系啊，诶成日都有强调，但系自从佢老人家收咗山咧，即系譬如话你话 mind 系 mind 呢个 d 啊，系啊，个发音吓系嘛，同埋 e d 啊系嘛，个唔系突啊嗯。 嗰个轻浊啊，系啊，之间嘅嗰个轻浊之间嘅程度咧，系好难嚟用个脷尖，同埋佢用嗰棚牙，再加埋两片口唇之间嘅协调啊，嗯，系嗰个位咧系入得靓，系啊，精确。刘家杰又系教教咗，即系我我都好中意睇嗰阵时嘅英语一分钟，系咪？阿波哥系隔篱台嘅， <laughs> <laughs> 系咁，但系即系学到，即系譬如好多。 诶，香港人即系讲英文，有阵时佢以为自己啱，即系一知半解。就譬如举个例，诶，阿阿陶杰约我诶十点半食早餐，我我话唔得啊，诶撞咗时间啊。我啱啱约咗阿阿阿强啊，咁样，咁我撞咗时间，好多人就话，诶啲时间 crash 咗，哦，但系其实呢哋觉得，我 crash 咪撞咯，撞机都系 crash 啦，咁咁 time crash 咁好正常，咁其实。 撞时间就唔系 C R A S H，系 c l a s h 系你啊，就系咬唔到你嘅真系。唔系呢两个字系好容易你系混淆。系啊系啊系，因为你嗰个诶 Crash 咧，系啊大件嘅物体，系啊，譬如话撞车。嗯。 只 crash，exactly，但系呢个 clash 咧，嗯，系冲撞，系啦，系可以系抽象嘅，系啦，譬如话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，系啊，文明之间嘅冲突，嗯嗯，系嘛，咁就系 clash，系啊，系嘛，或者我个时间表咧，大家之间相冲就系 clash，嗯，但系 crash，啊，飞机，系啦，火车。 汽车嗯都系冲撞，但正正系啦，但正正就是因为佢哋嘅 crash 同埋 clash 嘅音似啦，似意思似啦，同埋你查嗰啲简便嘅 pocket 嘅嘅咁嘅嗯诶字典咧，唔会教你，佢都系你。 都系啊，诶诶，一个中文就叫衝撞，系啊系啊，所以我好反對而家突然啲人睇嗰啲報紙嗰啲咩英文教育版爛啊！佢登一篇英文文章，然後喺裏邊啲字就括弧，然後咧就簡簡單單講個中文嘅英譯，誒中譯嘅，其實好多唔啱嘅。係啊，咁樣學係會死人嘅，係啊，會死人啊嘛，係嘛？即係佢嗰時小學咧，小學你知上堂要要抄 n 屎 t 噶嘛？咁抄 n 屎 t 咧，好多好多人就話：誒誒，等我 drop drop 低啲 n 屎先。 咁但系，诶，我听落嗰阵时小学唔识，啊 drop 低诶几几啱啊，又 drop 即系摆低啲嘢，整低啲嘢啊嘛。咁其实但系抄 n o t 就唔系 drop notes 噶嘛，系 J O T jot jot down some notes 噶。系啊，系啊，咁呢个就系有好多人误会嘅地方咯。仲有好多噶，呢啲窿罅位，譬如话诶诶诶呢个 seek 同埋 mention。 哦 s i x for 好多人嗰啲话系啊系啊系啊，其实系错嘅，系啊 s i x 就系 s i x k 系揾啊，好多人讲 look for 系啦系啦，系嘛系啦呢啲咧，即系我成日听到 mention 就 mention about 好多人讲系啦，系嘛 mention about <laughs> 就系错噶嘛，其实唔需要系啊，你话喂多谢，don't mention it 系啊，系嘛系唔知点样学，唔知点样，唔知点解会错嘅咧，我都唔知。有时以外全俄错下错下咧，即系你知而家。 诶，英语咧变咗个地球村啦，你听到好多其他国籍嗰啲人，嗯，讲英文咧都系用咗，其实正宗嚟讲咧就。 唔需要，系啊。Discuss 呢个字都系嘅，即系阿如一直听下计划，系啦，一定系 discuss it，系啦，discuss it，系啦。好多人就 discuss，let's discuss the plan tomorrow，唔系话 let's discuss about it。呢啲一听，你话你同即系正宗英语嘅英国人，佢佢当然明白啦，但系佢唔会指出。嗯，let's talk about it，嗯，talk 就有 about，系系嘛，discuss 就冇 about。嗱，但个微妙之处咧就系嗱，discuss 后边冇 about。 Have a discussion 系啊，啦，咁就有啦，系啦，呢个就英文嘅微妙之处啦，系啦。呢啲咧就真系好多人诶唔够勤力啊，唔够留心啊，嗯，就系咧，你知中国人好多嘢粗率啊、乸西咧，就往往喺呢啲地方一定系衰，啊，嗯嗯，有一定衰，因为你佢中当然中文有中文嘅精致嘅地方，嗯嗯，你睇下呢个唐诗宋词里边都好多字系用得好靓，嗯，但系英语嗰种结构啊。 佢個 structure 同埋嗰個 grammar 本身，誒嗰種規矩啊，係啊係啊嗰種個，佢英文嘅 gram grammar 系一種法治嚟嘅，係啊係一種法治嘅精神嚟。如果你唔冇法治精神去學英文咧，係會犯好多文法嘅錯。嗯，就好似頭先咁，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即係即係我譬如我教小朋友學英文又好，我教大人學英文又好，即係覺得學英文最緊要係開心，即係唔好有壓力，即係你唔好當佢一個 subject。 你要当佢系 part of your life，当佢一个一个一个工具，当佢系玩，系啦，帮助你 express 自己嘅，即系诶讲得叻咧，系一种系一种 pride，系一种开心嘅一种骄傲嚟嘅，就唔好当佢一个 subject。当个 subject，你嗰啲 grammar 系咁背咧，哇，你你好惨啊，你好似背化学元素表、数学公式，系嘛？系啊，历史名词嘛，好辛苦咯。英文系生嘅嘢嚟，系啊，系生啊。你不断好似你你讲睇电影，留意嘅对白。 系咪？尤其系有几个嘅 Huge Grant，嗯，嗱，又系好多人讲错，Huge Grant 咩 huge 啫，系嘛？大知啊，大碌啊， <laughs> Huge Jackman 都好多，系咪 h u g e 嘛， <laughs> 系啊， <laughs> 即系呢啲啊，真系好多好乸细嘅。我开心同你讲咁耐啊，套嘅，多谢晒你，多谢多谢，下次再会。